过三宝以后穿的这么一件衣服，啊，也就是一个一件那个大领的大褂子吧，都不能随便啊，随便就犯一个轻心慢心。学佛的人呢，都应该注意。 说到这个消佛，这个佛法，这个义理呢，是满深的；佛法的事项，也是满深满复杂的。说下来，我们都是消佛的。 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样子成佛的？成了佛以后，也像我们人一样啊。那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而且我们这个称呼都是小佛的，是不是每个人心里上都明白，都很清楚？ 瞧瞧这个佛是怎么成的？ <coughs> 佛是果啊，有果必有因，修什么因才能够成佛？ <coughs> 这个公式是非常简单的，不是说我是小佛的，我是佛的弟子啊，啊。 有果就有因，佛是果，什么果啊？啊，福慧圆满就这个果，福也圆满了慧也圆满了这就称为两足尊，这个福。 与慧都满足了啊，无可再增加了，这叫做佛。那么这个福与慧从哪来的呢？在因地中修的，这就很简单呐。那我们要想成佛，也要修福，也要修慧呢，啊，没得福报。 不要说成不了佛，你做人都有困难，你就是用功办道，也有困难呐。 <clears throat> 没有慧更困难了，没有慧就像走路一样，没得眼睛的人能走路不能走路啊？不能走，他路看不到啊。 <coughs> 要想成佛，哎，也要有智慧啊！就像我们今天学禅宗这一法也一样啊，先要把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的理路要理清楚啊，把这条路呢认得清清楚楚。 本是释迦牟尼佛，在三千年以前 <clears throat> 出家成道，成罗佛了。成罗佛做什么事情呢？成罗佛度众生，用什么方法度众生呢？用佛自己成就的这个方法。 来度一切众生，就是我是怎么成佛的，啊，我证的什么果，啊，和盘托出，小事大众。释迦牟尼佛那个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就想把这个悟道的这个道理吧。 啊，说给众生听。这个佛有佛眼呐，一看，佛法，佛要是说法教化一切众生，要观机设教。那么佛在菩提树下成了佛了，想把佛自己所证得的这个法啊，毫无保留的。 啊，直截了当的说，这个一切众生听，这个佛眼一看，这个众生没有这个根基，不能够接受啊。没有这不能接受，就说明了这个佛呢度众生的这个机缘呢不成熟。 不成熟怎么办呢？就想入灭度了，啊！所以当时就有天人就劝请啊，他说：“十方诸佛，如果说一开始对那些个没有成熟的众生，就一直说佛法，他不能接受怎么办呢？开方便门呐，啊，取水方便。” 啊，循循善诱。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到娑婆世界来成等正觉，想说法，想说什么法呢？就是想说那个啊，根本大法、无上大法、微妙大法啊，成佛的大法，啊一切众生本具的这个大法。 这个法在教下来讲呢，那就做法华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娑婆世界成道来，成道以来就是想说法华经来的。那么，既然想说法华经，你成了佛嘛，你就说吧，啊，不能说。 啊，众生的根基不成熟，所以就为师失权。菩提树下三七日，有的人嘛说是二七日，还有说的不是一七日。啊，那个眼大华严说华严经，说是如日初升，显照高山，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 演大华严，就说这个《大方广富华严经》。那么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在教下来判的，是带别名缘的，不是纯缘独妙的啊。带别名缘，啊。 你们这个讲天台教啊，有藏通别圆嘛，啊，别教就是方便的，藏通别都是方便的。那是为大菩萨说的，为界外的大菩萨说的，啊，所以那个二乘人呢，如聋若哑，啊，有眼不见色罗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 一般人看呢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啊，啊，说《华严经》这个境界，凡夫是看不到的，二乘人都看不到啊，啊，所以这个《华严》到了入法界品，哎，才有二乘的。 <coughs> 说了《华严经》以后，啊，释迦牟尼佛。 就是到那个鹿野园杜无比丘，三转法轮于大千，是故此论常清净。三转的法轮，是转、劝转、正转，啊，三转的法轮。你看我们这个大殿两边那个山尖儿高头，我们也塑了这个三个法轮像，啊。 你看噶门寺这么个，呃，这么个不起眼的这么个寺庙啊，一切设施都有含义的，它都有用意的，不是随随便便我高兴怎么样就高兴做做个什么样子啊？啊，这包括我们个禅堂。 做一个佛龛子，从来这个禅堂呢，这个佛龛子都是供是一尊佛像的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。 <clears throat> 而咱们是今天这个禅堂，我们供了八尊佛像。 <laughs> 嗯，这个供八尊佛像，好像是过去没有的。 不能因为过去没有，现在有了就不合法吗？说是过去没有的，你有了这个是不合法，啊离经叛道，啊，那个不对。十方世界都有佛啊，既然十方世界都有佛，我们在禅堂就把它体现，这个道理就体现出来。十方世界都有佛。 而我们在禅堂里用功坐香的人，啊，哎，都面向佛的，不都面向佛的吗大家就得到平等、平等待遇，不是？你坐在前头的面对佛，我坐在后头的怎么办呢？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，没有办法。 想把自己所证得的法直接给众生说，所以就唯师十权从华严到无汉，从无汉到方等，到方等到波若，啊，经过四史淘汰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到了法华会上，哦，这个机缘呢，基本上成熟了。 甚至于到了法华会上，还有五千退席，五千这个增上慢。啊，佛为了说法华经，三请四三请呃三指四请，那个舍利弗请佛说法华经啊，佛说不能说呀，是我法妙难思啊，只指不须说。 我法妙难思，呃诸增上慢人闻必不敬信。哎，你别看佛的这个法那么高那么妙，啊，他还有人不相信。什么人不相信呢？增上慢。啊，这个在我们这个禅堂里，像这个增上慢人也不乏有人呢。啊。 法华经就给我们说明一个道理啊，凡是那个增上慢人呢，是不能够接受大法的。啊，增上慢那个心，他那个心态跟佛的这个无上大法呢，它不相应啊，它不成感应，感应而后道交，这不感应，这个交怎么道呢？怎么这个？ 这个道怎么教法的呢？所以法华会上经过三请、三指四请，啊，那个五千退席，佛就说了：“哎，你这些人呢走了好，走了好，五千退席呀！哎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们这一班人呢都是啊正信的啊。” 都是正法正信的，堪以接受佛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。《妙法莲华经》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佛的法门。凡是度过《妙法莲华经》的，你不想成佛也不行，他非要成不行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种的就是这么个因嘛。你要想我种的这个因。 不敢这个果还不行哎！一部《妙法莲花经》 <clears throat> 有二十八品啊，前十四品是开权显实，后十四品呢是开记显本 <clears throat> 啊。在法华会以前，都成为权。 全就是方便， <coughs> 都是方便说。嗯 <coughs> 后十四品呢是开记显本。三千年以前，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来，以八相成道。这个呢叫做记不是本，啊，不是本呐，这个是个 这个本跟记像个什么样子呢？就像我个人一样，人是本，哎，我这个人有个影子，影子就是记那就是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个在三千里以前是最初成佛的啊？开记显本以后。 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甚大久远，老早老早就成佛了，啊，那个沉淀劫前，那是我这个用凡夫心是不能够，啊，是不能想象的，啊，这个佛法讲起数字来，都是讲恒河沙劫、无量无边劫。 啊，那叫沉淀积雪，那得了吗？嗯，啊你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经过那么多的时间，啊，老早就成佛了，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呐，太广大了，嗯，嗯。 我们现在都享受佛的，都享受佛的功德了，沾了佛的光啊，啊，受佛的恩惠呀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末法世界上，能够作为一个佛子，甚至于我们都出了家，啊，出家在家都一样啊，都是佛子嘛，啊。 佛对我们的恩太大了，太高了，太深了，所以说佛恩难报。假使顶戴百千劫，身为床座骗大千，啊，若不弘法度众生，毕竟无能报恩者，报恩者。要是我们。 发心消佛的人，用功办道的人，时时刻刻要有一个报恩的思想。哎，对我们这个消佛在前进的道路上呢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推动力。说是我这个用功用不上去，哎，少一个推动力啊。说是我的妄想多，那也是缺乏推动力啊。 啊，说我们这个小伙的人用功的人呢，要想尽一切办法，运用一切办法，啊，使我们能够发道心。佛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，根据《梵网经》上说，来过八千次了，那是一次呢？我来此世界，来我来此娑婆世界有八千凡。 啊，那么就是说明这佛成佛是甚大久远，老早成佛了。那么这个佛为什么这么难成啊？啊，而我们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说我是开了悟了，证了道了，甚至我这成了法王了， <coughs> 自己衡量衡量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。 要有惭愧心呐，哎，啊，那个拱高惹慢是十分要不得的，嗯，凡是有这种毛病的人，都要到自己来做深刻的检查， <coughs> 啊。 那么佛成了佛，你就成了佛嘛？福慧圆满了，应该享受了。啊，像我们世间人要退居了嘛，啊，还那么忙做什么事情呢？嗯，啊，月印千江水，佛不渡众生，佛不是我们凡夫啊。啊，如果佛要那么忙，呃，神入法界，啊，呃，这个。 和光同尘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说月映千江水，佛是不渡众生的。啊，不渡而渡，这红中再嫁有扣则明，就是福的。 我说晚上这还要进堂，还要讲讲话，这怎么讲话的呢？啊，我这一天到晚是做小工头的，我不能说啊，跟人家跟跟你们讲起房子总不行吧？啊，啊，所以他就有个疲劳。嗯，众生就这么个毛病，到了成了佛了，那他有一，那他有这个八字在，啊，是不假作意的。 小道佛是修福修慧成这佛，那我们现在呢也要走这条路，啊，无论哪一法门，你不能说是没有福报，你不能说没有智慧，啊，要不断的积累。 <clears throat> 凡是参这个念佛是谁，功夫用不上去，我们就要想办法了。 过去禅堂的打七，那个禅宗的那个禅的活子啊，这老修行吧，啊，那都是真正发道心的，可以说是个个都发道心，没有不发道心的。啊，你高门寺我们且不谈，金山冬天打七十八个和尚。 十八个和尚参加打坐，十七个半都开悟了。你看看，你说他不用功怎么开悟的？啊，还有个维罗师傅没开悟，这就说明了维罗师傅嘛，他要调重要分心，不答应啊！你不开悟，我这个禅堂里下，我天天给你包子吃，你不开悟还得了啊？啊！ 不开悟就要你的命啊！ <laughs> 哎，那个开悟不开悟，有的时候就是逼杀出来的。啊，你自己也要自己逼杀自己。长寿的规矩，也就是成就我们用功办道的。 <clears throat> 现在规矩松啊，哎。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那个刚刚出家也不过这个也不过六七十年的事情吧，那比现在呢，那个气氛就不一样。啊，用功的人真用功，啊，还真得好处，啊，开个把小悟那是平常事。打气的时间也长，早上四点钟就起来了。 晚上要到什么时候都能放羊去？要到下一点半，过了十二点，到一点，到一点半，啊，那个晚上呢要做十支香。一点半就是现在的那个十支香啊，就跟现在这个八支香一样，跑满天星的。开了镜以后，稍微摸一摸，就到了两点钟了。顶多睡两个钟点。 就爬起来，啊，越是坐香的时间多，休息的时间越少，说是更加辛苦，这个打七是很辛苦的，啊，虽然说，啊，现在不如过去，那师傅们在禅堂里呀，呃，打七也很辛苦的，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也不挑也不抬啊，就一天到晚在里头跑跑坐坐。 嗯，就是蛮辛苦的。所以说我今天我这支香啊，这只些我今天这个香没做好啊。开过大境以后，啊啊，开过大境以后都是磕响头啊，这拜佛啊啊，求忏悔啊，消业障啊，求佛加倍啊，千方百计，自己发道心。 啊，说他这有成就啊，人家十八个人打七，十七个人开悟，怎么来的？ <clears throat> 要想在佛法当，要想在一生当中，哎，要是要想有点成就，要想得到什么好处，那你必须要专修，啊，一心一意的走这一条路。 古人讲啊，但办恳心，绝不相转。啊，肯心什么叫做恳心呢？肯心就是至诚心。肯心就是一个精进心。肯心就是一心。啊，你看拜谢梁皇忏了，那一心顶礼。什么叫一心呢？一心就是诚心呐，诚心诚意的。 参念佛是谁，就达到这个目的。 <clears throat> 参念佛是谁，提行这一法，一直到现在，不要说是禅宗以外，就在我们禅宗以内，啊，还是众说纷纭呐。 莫衷一是啊！这种现象年来便是。 <clears throat> 古人讲啊，这个佛法也要辨别，要明辨是非。大陆所有的禅宗。 这个禅堂都参这个念佛是谁的，没有走第二条路的，啊，其他话的都不参的，啊，而且这个参呢，还是必须要参的，啊，用这个功，拿什么参呢？啊，用心呐，啊，用什么心？我们这个心本来是一个心。 啊，这个心有很多的作用。说本是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。你看，我们这个人就我们这个心，把这个心作为事来解释，它有八事。那么在禅堂里下呢，一般就不解释这些个名词儿，啊，禅堂就讲一个真，讲一个妄，啊，妄心。 这一个妄心呢，哎，九脉呢就把那些个妄事呢，通包括在内的，啊，五事、六事、七事、八事，啊，都体现我们当人这个一念心。人不能没有眼视啊，不能没有耳视啊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都有事。 什么叫做是呢？是就是分别是就是识别眼睛看到颜色，耳朵听到音声，鼻子闻到香臭味，啊，舌肠味，鼻闻香，身脚处它都有分别。看到颜色，红的、绿的、长的、短的。 方的、圆的，它不是起分辨心吗？耳朵闻声也是一样啊。哦，这是钟声，啊，那是个板声，它就起分辨。啊，这就是耳饰作用。无根有五事那么这个五事假使你要没有这个心，这个五事有没有啊？啊？ 那个死人也有眼睛啊，他什么也看不到，他也不会分辨死人也有耳朵，你喊他，他就听不到了。啊，所以说是再眼越见，再耳越闻。啊，这个心，就是妄想心，就是个无视这个心， <clears throat> 分别。 起了分别的无根对于五尘，漏根对于漏尘。我们现在讲这个无根对于五尘，舍生相为处。第一念，是眼既然是眼睛，而且是个活人的眼睛，啊，你打开来以后，他自然会能够看东西，他也不是瞎子吗？这个眼睛。 眼根对于舍尘第一念这个地方啊，这叫做根。起了第二念了，小点这个，我面前这个舍啊，是红的，是绿的，是长的，是短的，那就到了第二念了啊，那就到了视了啊，这就是眼视分别了。 啊，其他四根对四尘的，就是一个样子。蛇是用根怎么用啊？能用吗？是不是眼睛打开了什么都看不到？哎，禅宗这一法是可以用的。啊，禅宗这一法，眼睛打开来，见山不是山。 见水不是水，哎，终日吃饭未曾嚼着一粒米，啊，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丝纱。禅宗，参念佛是谁，起一请他就达到了舍世用根。 换一句话说，这叫做参禅，参禅怎么参呢？呃，离心离是参，离开陋室，离开七世离开八世舍事用根，根就是根性，这个性呢是本有的，啊。 是呢，是是妄生的，虚妄生出来的。如果你能够念念舍事用根，那你念念呢，又与你的本性就相应了。所以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念佛是谁，念佛这也是个妄想啊，啊，他说别个妄想多了，这个妄想太多了，妄想不好。 啊，我不好用功，怎么样子写这个妄想呢？参念佛是谁？那不是参念佛是谁，他那也是个妄想啊！用一个妄想抵制众多的妄想，你要晓得了，参念佛是谁起情这个妄想是非同小可的。 禅宗的优越性，它的关键所在，有些人呢就见不到，因为他不懂啊，啊，你叫他怎么见得到呢？啊，所以那个交光大师叫人家舍事用根，你怎么用法的？我问你，你你假如说你你这国华这《楞严经》的，你怎么用啊？你的功怎么用？ 啊，他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叫你舍事用根，用什么办法舍事去用根？而禅宗这一法呢，离心意识参，提行不明白，而这个地方就离心意识的。 那么当然要注意这一点呢你这个离心机是从理论上是这样子的，但你事实呢还没有能够做得到啊，正在这条路上走。 <laughs> 这个我们要用功的人也要懂得呢，要不懂的话，说这个路途就找不清楚哎，啊啊，不晓得这个练过水怎么用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。 有很多我们禅宗的人，啊，把这个念佛水一下子说要用念佛之水，他自己呢出尔反尔，前头说要用念佛之水，后头他就说不用念佛之水，什么道理呀？啊啊！所以这个禅堂的讲话呀，有人呢，他说要录音呐，哎，啊，他说我们要听听你的录音呢，我说你最好不要录，嗯。 你不要录，我怕将来我可我说话我就能赖话，你一录下来我就赖不掉了。禅宗的不是禅宗，就是我们这个佛法的理论，深了又深，深了又深。啊，你说我们这个，你说这个禅，这个我们这个佛法的，佛法的这个道理呀，啊，你说我这懂了，你懂得什么？ 啊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你懂什么呢？嗯？那个登地的菩萨啊，都破了无名了。初地上也不知二地事，那么二地也不知三地事啊。你说我是个小学生，一年级，哎，你这个大呢大学生，啊，五年级，你说那个小学生，他晓得你这个大学生？ 那个肚子里上装的什么？哎，你念的那什么课本啊？啊，那他什么也不晓得了。啊，只要你到成了佛了，福也圆满，慧也圆满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呢，哎，那成为一切智人， <clears throat> 降伏以还都不行。 啊，纵然你开了悟了，悟了个根本智，那你还有厚德智还没有呢？什么这个差别智啊？还没有呢？啊，漏斗大师不是已经告诉我们吗？他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不没念过书，不认得字啊？啊，人家请他讲经，好，我给你讲，你念着把我听，我就给你讲。他自己不认得。 啊，这就属于厚德之要修的，差别之也要修的，不是说这一开悟，哎呦，这开悟就了生死了，啊，看你这个悟还是正悟，还是了悟，啊，要讲真正的开悟呢，大悟只有佛一个人。 除了佛以下都不能成为大悟，因为他智慧不能圆满。何况我们是凡夫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呃，是道听途说啊，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啊啊！我都当到西堂了啊，赶快给我做出交代出来。 这还得了吗？你 <clears throat> 看看那个教下修观的，修观的那个十乘观法，他还有十次地呢。晓得，我这个人用功，我这今天，我这个已经到了什么地位，自己清清楚楚的。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当的村长，那你就不是乡长哎；我现在当的乡长，那你就不是县长哎。 啊！你能说，我没当，我还是不做省长呢？你说我当了省长了，我把你抓起来，嗯？这些个事儿，如果说出现在社会上，那个社会上呢？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？都是假的，啊哎，也合乎我们佛法所说的，世界上都是假的，虚妄的嘛。 哎，不过现在人的假的太多了，什么都是假的。嗯，包括我们和尚在社会上有假僧，还有假道，都是假的。啊，那当然那是个别的啊。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大家呢，我们不要做假的，玩真的，啊啊，脚踏实地的，啊，认真用功。 好吧，这个说多少打多仗，大家伙进进来。